最近还好吗？常爱看少女漫画吗？最近近乎没露面，你有新对象吗？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，我想听你意见，这算是病吧？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试，怎样也不可一样爱慕渣。 难道没练习太耐，感觉都追不回来？试图再努力爱，也显得不自在，不懂得如何谈恋爱。还是我太爱你，对过去太放不开？难道是寂寞太耐，生锈的锁不能开？

从前的歌，往事若然未落幕，再揭起有害吗？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，我想听你意见，这算是病吧？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试，怎样也没令自己恋上他？难道没练习太耐，感觉？ 试图再努力爱，也显得不自在，不懂得如何谈恋爱。还是我太爱你，对过去太放不开。难道是寂寞太耐，生锈的锁不能开？钥匙也折断了，留在旧患锁在怀内，放满对你的爱，难怪跟谁也再没法恋。 再努力爱，也显得不自在，耿耿于怀从前的爱，从没有振作过，痛了再痛也应该，难道是寂寞太耐，生锈的锁不能开，往事却似断箭，还剩下在体内，若怀内放满对你的爱，害怕一直也再没法恋爱。

grow

如果有眼泪，只不过生理分泌。就算泪水多得可灌溉整片湿地，蒲公英不会飞，陵墓里伴你于一起。如果有再会，恐怕已经一世紀。 回忆哄骗我，但凡失去也是美。用你一分钟都足够我心醉梦死。如怀念也是有它限期，明日我便记不起。从未来再见，遗憾旧时不太会恋爱。 愿我永远记不得，我正身处现在，从月球观看，难辨地球相爱跟错爱，三世书不会记载，前系我这半生的最爱。 太过大，超脱我的喜与悲。人恋爱过后，自然参透到明理。就算一双手只拥抱你的纪念碑，流离在某月某天某地，仍自觉共你一起。 从未来再见，遗憾旧时不太会恋爱。愿我永远记不得，我正身处现在。从月球观看，难辨地球相爱跟错爱，三世书不会记载。 谁为某某叹息感慨？再见，仍旧未能跟你再恋爱。但你与我有过的过去，牵涉后代，从未来观看，潜伏万年的野史记载，不理他小爱与大爱，人类太过渺小的。

是和你能聊一整夜，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？在朋友里面，就数你最特别，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。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？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放电？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。 不说是多那一些，有大衣上恋人未满，甜蜜心烦，愉悦混乱。我们以后会变怎样？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。哦，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，再勇敢一。

爱我一点，暗恋的滋味你不懂，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，你不懂我的。 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。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？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。明知道让。 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回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。直到那一天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。 and

就算天生一对都不差，逼真的相爱过，那眼泪还未算假。谁伴我冒险跳下爱河？谁都要一对，即使手挽手出了错，想多知多有哪可一个？当风筝遇上风，即使快乐的痛，仍能乘着狂风，天空中爱得会敢。

快过，就眼彼此也大个，可爱在每分钟也不放过。回望身世，因工作未顾安危，被天气炎凉洗礼，却有你天使般安慰。共度浮世，有幸携手，便能抛。

十年又过去，举止仍像少女。你跟我每夜仍醉醉，到梦里醉。赠你哈罗吉提那玩具，这天早变作茉莉香水，你的笑却是照旧和煦，留在你漫画书里。 当初那美丽神仙伴侣，就像那青春洪水，现在已经不可能追。那故事总却结束，不到气绝便已安葬，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，就没法释放。让我们。 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，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，念书等爱侣入睡，却偷看，似离别刹那。 今生停顿了吗？纵使我最后曾认命，邂逅了他，但信一天总会再遇吧。我想听你说，别喜欢他，你跟我以后抱着回家。其实你是一幅画，狠狠往这旧人心上挂。 现实过得不顺吗？定定望向这画中昙花，那故事仓促结束，不到气绝便已安葬。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，就没法释放。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。 吻过二十年还未寒，离去六十年仍热痛。共你就似被旧情下了降，像下了降，每晚都想起对方，谁亦会讲。 闪闪发光，个个也探问爱恋不老的秘方，唯独壮烈离座可百世流芳。你未忘，我未忘，由星伴在旁。那故事仓促结束，不到气绝便已安葬，才成就心里那道疤。 解的就没法释放，让我们打听对方，天天过得一切平安。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，这生恐怕会念念你不放，留恋着不想过对。